第三十四课，为文物而生的人。一、听力，第一部分，第一到五题，请选出与所听内容一致的一项。现在开始第一题。一，我们的旅游一向是靠老祖宗留下的宫殿庙宇和老天爷造化的奇山秀水吃饭。 许多原装景点尚且门庭冷落，经过微缩之后的小玩意到底有多少吸引力？前景实难预料。二，戏开拍前，他不惜血本。 花费了数千万人民币搭建了一座影视城，为了再现当年明军与清军鏖战的场面，他不惜重金，累计动用了数万人来担任群众演员，场面之宏大，令人叹为观止。三。 转让无形资产是指转让无形资产的所有权或使用权的行为。销售不动产是指有偿转让不动产的所有权，转让不动产的有限产权或永久使用权。单位将不动产无偿赠送给他人等，视同销售不动产的行为。 四、企业在选拔班组成员时，应注意各种气质类型人员的适当搭配，这样在工作中各种气质可以得到适当的互补。把不同气质的人搭配在一起，就可以发挥各种气质的积极因素，弥补其中消极的成分。 五，与其对社会公益事业的慷慨资助相比，他对自己的要求显得过于苛刻了。他生活十分简朴，从不乱花一分钱，每天做画材下的纸条都舍不得丢掉。到外边吃饭要打包，甚至连家里每月的开销也要精打细算，力求节俭。